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二十一集，洛寒被迫后仰，半个身体都倚靠在窗户上。洛寒不断后仰，林清霄就不断压下。 最后，两个人一起撑在窗沿上。外面的海浪声一声接着一声，洛寒几乎要喘不上气的时候，林青霄终于松开了。两人都气喘吁吁，洛寒恢复气息，第一句话就是质问眼前的人：“你是不是偷偷看那种书了？”林青霄单手撑在洛寒身后，明知故问：“哪种书？”“就是你现在大肆搜集的那种。” 你是指各界婚礼记载吗？林清霄眸中带着光，轻轻含笑，仿佛二月梢头岩上的雪悄悄融化。你若喜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选择。洛寒木着脸，伸手去拧林清霄腰上的肉，林清霄莫名紧绷了一下，立即捉住他的手， <laughs> 别闹！以前他都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 这次为什么拦住我？起来吧，我的腰有点累。林青霄依然撑在窗沿上，就这样看了他许久，才伸手环住他的腰，将他打横抱起。洛寒后背骤然落空，双手下意识环住林青霄的脖颈，他靠在林青霄胸膛前，自然而然地将头颅倚在他肩上。你刚才为什么突然那样激动？因为。 不想听到那句话。洛涵想了想，才回忆起来，林青霄指的是“一别两宽，各找姻缘”的话。洛涵无声叹息说：“那只是个假设，不会有假设的。”所以，果然他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吧？他说了那么多要对感情信任、包容，林青霄依然认准了，一人一生只会和一个人在一起。如果不爱了。 那就将对方锁住。明明龙族多情，林清霄却比鸟族还要死脑筋。或许应龙有意，真的会沾染些许鸟族的习性吧？一生只认一个伴侣，伴侣死后则哀鸣不绝，绝食致死。素隐月也是如此。某种程度上，林清霄和素隐月一样偏执、执着、无底线。 林清霄将洛寒放到榻上，手按到洛寒后腰，缓慢为他揉捏。他的手指修长，力道拿捏得好，还不断有冰灵气注入。洛寒被按摩得很舒服，都想睡觉了。安静间，外面响起侍女的脚步声。王宫的侍女停在门前，恭声说：“洛姑娘，您在里面吗？”林清霄说：“何事？” 侍女猝不及防，在洛寒的屋子里听到林青霄的声音，全体吓了一跳。侍女声音一下子变得战战兢兢，小心的说：“回上仙，王在花园里设了接风宴，命我们来请上仙和洛姑娘出席。”侍女说完后，心惊胆战的等着里面的应答。他们站了许久，才听到里面传来那个清清冷冷的声音。 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听林上仙的声音，似乎并不高兴。侍女们想到这是洛姑娘的屋子，而且一直没听到洛姑娘的声音，他们不敢再想下去。到了安后，赶紧退下。洛寒都快睡着了，他懒得说话，完全没料到片刻功夫，外面的侍女已经脑补了好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 等人走后，洛寒依然闭着眼，靠在林清霄身上问：“你不想去？”“不想。”林清霄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情愿：“都说了不要兴师动众，结果还是设了宴。到底有什么可验的？”洛寒忍不住笑：“你天生冷情，不需要社交，但是对别人却未必。东沙国难得见外界的人，他们想要设宴，情有可原。” 反正晚上也没事，我们一起去吧，就当是见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。嗯，有了洛寒的话，林清霄才应下。任何事情有洛寒和没洛寒，完全是两个评价标准。如果洛寒也在，那自然去哪里都可以。宴会设在花园里，此时太阳已经沉下海面，沙滩上既有白日的余温，又有海风的清爽，非常舒服。 东沙国王将宴会设在这个时候，也是精挑细选过的。洛涵和林青霄一同到场，他们到时，邹继白已经在了。洛涵坐下后，好奇地问：“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叶子楠呢？”邹继白也很困惑：“不知道啊。”这一下午，邹继白过得很无聊。洛涵和林青霄自不必说，邹继白没有胆量去试探林青霄的耐性。 邹继白去找叶子楠，叶子楠也不在，邹继白莫名其妙的就被剩下了。宴会快要开始的时候，叶子楠和风雨家才一前一后而来。东沙国王见人齐了，站起身举杯道：“今日灵上仙远道而来，下榻东沙国，本王不甚荣幸。这一杯，本王敬几位贵客。” 另外几人举杯相贺，叶子楠等人道谢后，将酒一饮而尽。林青霄举杯意思意思就原封不动地放下了。当然，在场也没有任何人敢劝林青霄喝酒，他仅是坐在这里，就是不可多得的殊荣了。东沙国王十分得意，林青霄入住东沙国，还参加了他的宴会。有林青霄的声明在，想来接下来二三十年。 其他诸国都不敢和东沙国争高下，他成为海上霸主指日可待了。东沙国王志满意得，高兴之下连酒也喝得格外畅快。国王开心，妻妾们才敢跟着开心。妃嫔们席位上也渐渐热闹起来。一个穿着水红色衣裙的妃子站起来，娇笑着给国王敬酒：“王英明神武，雄韬大略。” 东沙国能有今日，全是因为王。这一杯，妾身敬给王上。东沙国王哈哈大笑，谁都爱听奉承话。如果这样的话是从家人口中说出，愉悦感就更加倍了。宠妃讨了喜，嚣张的朝王后身上扫去一眼，得意洋洋坐下。即便在这种喜庆场合，王后看起来气色也弱弱的。 他被宠妃当着众人面挑衅，毫无反应，只是微微垂下头。虽然这些事情和洛涵无关，但是洛涵看着还是本能厌恶了。风雨家也不舒服，他是凤凰，凤凰族本来追求一夫一妻、忠贞不渝，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。凤凰女王贵为国家主宰，但是在丈夫死后也再未成婚。鸟族都生性忠贞。 别说风雨佳，连叶子楠看着东沙王的后宫也不断皱眉。风雨佳脸上的排斥显而易见。洛寒低声和风雨佳说话：“东沙国王的后宫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啊堂堂王后就这样被嫔妃欺压？”风雨佳摇头：“我也不清楚。不过下午时听侍女们说，王后和国王青梅竹马，那时候国王还是个不受宠的王子。” 王后家族却在东沙国势力很大。原本国王是娶不到王后的，可是王后以绝食抗争，硬是不顾家族阻力嫁给国王。他们过了一段安稳日子。后来国王登基，内外交困，为了平衡势力，国王无奈纳了其他家族的女子。之后王后的家族衰落，后宫美人也越来越多，慢慢。 就成了如此。洛寒挑眉，为了平衡势力，所以无奈娶其他女子。什么身体在另一个女人身上，其实心里只有发妻，都是放屁。见异思迁就见异思迁，给自己贴什么金？洛寒最烦这种管不住自己下半身，还要给自己贴深情人设的男人。背叛就是背叛，没有苦衷。洛寒听完了国王和王后的故事，完全对国王没好脸 但是这是国王和王后的家事，王后都没说话，她管什么呀？不过这并不影响洛寒对国王印象降到最低。洛寒如今不需要在乎任何人的颜面，他不喜欢就完全不理。风雨佳对这种男人也很恶心，但是她当了多年公主，即便厌恶也能维持着笑意。林清霄对别人的情情爱爱是完全不关注的。 他察觉到洛寒不高兴，立刻站起身说要离开。东沙国王见林青霄中途离场，再三挽留，最后说：“上仙不急着离开，今日东沙岛的特产紫星沙开放，偌大东海唯有东沙国有这种花。紫星沙百年只开一次，每次开放不过一夜，对突破心境大有助益。上仙不妨再等待片刻。” 随本王一步紫星沙，林青霄毫无波澜，依然拒绝。但是洛寒听到东沙国王说紫星沙对突破心境大有注意，悄悄心动了。林青霄如今有心魔，任何和心境相关的事情，洛寒都不愿意放过。他拽了拽林青霄的衣袖，说：“国王盛情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林青霄低头看了洛寒一眼，用密语传音说。 你既然不喜欢他，那我们离开就好。你无需忍耐任何人。没什么。洛寒同样传音说：“天底下渣男多了去了，我又不是道德卫士，还能要求每一个人管好自己就够了。能突破心境的花海难得一见，而且只开一夜。我们既然遇上了，就去看看吧。”既然洛寒这样说，林青霄全盘同意。他刚刚才说了拒绝。 此刻面不改色，推翻自己的话，说道：“好，有劳国王了。”东沙国王看出来林青霄兴致不高，他不敢再耽误时间，赶紧带着众人去紫星沙海等候花开。国王如此，后面莺莺燕燕更是大气儿不敢喘，全提心吊胆的跟着。他们到达后，没等多久，紫星沙就开花了。 此时，一轮圆月悬挂在海平线上，潮声一阵接一阵，沙滩上发出细碎的荧光。朦胧的光中，大片大片紫色的花展开花瓣，在月色下，像梦境一样。紫星沙只开一夜，等清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紫星沙也凋零了。下一次开放需要等待百年。 它的花瓣最开始是浅紫色，开得越浓烈，花瓣颜色就越深。等它墨紫近黑的时候，往往也是太阳升起的时候。花至荼蘼，绽放到极致的那一瞬间，也是凋零的瞬间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